何以此土地去他 由归于这里，何以这恐惧没分手？何以为信念默默退后？ 以卫信念，从没退后。何须血再流，大进升腾，夺见自由，光辉香港。在繁星坠落彷徨夜，迷雾里处处未来红歌声，看自由来齐集这里，我是一份力量，勇气智慧有定不移。 平凡人仍爱需要光芒闪耀，梦里为这夜代加冕。祈求能转自由万世都不老，我要令光辉香港。何以這土地泪在流？ Thank you. Oh,